如果王杰希只是单纯的在这里横冲直撞的话，那么根本没人会去招惹他。但问题是，他现在把 BOSS 的仇恨扛在身上。从抢 BOSS 这个学术问题上来说，王杰希就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了。在解决他之前，众人反倒不能轻易去骚扰 BOSS，那样可就成了为中草堂击杀 BOSS 添砖加瓦了。 想对付王杰希，普通玩家是想都别想了，就是职业级的，像烟雨姐妹花这种初级阶段，都只能惹来一身尴尬。不过除了这两位，今天到阵的选手倒都来头不小，完全有资格给王杰希制造点困扰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个选手还没来得及给王杰希制造困扰，他们自己就先被困扰的不行了。 星星战队，叶修他们现在的目的简单而纯粹，对于野图 BOSS 他们不存在念想，所以对于四处流窜的王杰希他们也不去浪费太多精力。但是其他职业选手可就是他们狩猎的目标了，一边和已经缠住的选手们激战着，一边又四下挑衅骚扰新的目标。职业选手烦得不行。 但又不想在星星身上浪费时间，大多采取惹不起我躲得起的态度。而叶修他们呢，对于职业选手这种回避的态度也特别不满意。咱就是腰战积累经验来了，这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利于咱们的成长啊。多的职业选手招惹不来，眼下正战成一团的几个却也收拾不住。职业选手也不是孤军奋斗。 无论于峰还是黄少天，还是张家乐、林敬言，身后都是跟着工会的，都不会看着自家大神被牵着鼻子走。随便过来点人，给点火力支援，刷几个治疗技能也是很大的支援。不过对此，叶修却也一点不焦虑，因为他们的目的太纯粹了，胜负什么的都不关键。这几位职业选手真要一直都打不死。 能一起占他个三天三夜，那才叫福利呢。场面很乱，但居然就这么乱的平衡下去了。行刑战队和他们缠上的职业选手分不出胜负，抢 BOSS 那边大家也都奈何不了王杰希，于是众工会开始对中草堂的普通玩家下手，于是王杰希又开始领着 BOSS 在各大工会的阵容中横冲直撞。 各种打乱他们的攻击部署，影子军师沙寒这时候还像是一个 BOSS 吗？众人看着都觉得不像了。这货现在分明就像是王杰希的召唤兽，跟着王杰希的魔道学者后边走哪儿杀哪儿，给各大工会玩家制造各种混乱。原来魔术师在抢 BOSS 的时候，竟然会是如此犀利。 众玩家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，眼见自家的职业选手对此好像办法也不多，渐渐也都失去了信心。影子军师沙寒的生命在不断减少，在如此人堆里横冲直撞，别说中草堂这边一直追着不放的攻击，仅被误伤，保守估计也得掉了百分之十以上的生命。 直至沙寒生命跌到百分之十，进入暴走状态，场面就更收拾不住了。沙寒的暴走是召唤影子军团，数个黑衣蒙面的刺客齐齐现身，遇人就杀。普通玩家单挑这些刺客肯定是打不过的，职业选手倒是有个能耐，但是纠结呀，他们把这影子刺客干掉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。 根本就是帮中草堂打义工啊！局面发展到这一步，对于王杰希又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。众工会至此终于打定主意要放弃了。各家传令后，轮回、烟雨、家王朝等等工会都已鸣金收兵。不过有不少人看到星星和几位大神还在这边纠缠的热闹，倒是很有兴趣的过来围观了。 张家乐他们一看那边散场了，顿时知道肯定大局已定，心里对叶修是恨的不行啊！要不是叶修非要在这给他们添乱，多了他们几位大神的战力，王杰希肯定不会这么轻松。你看看，你这家伙添什么乱啊？现在你们抢到 BOSS 了吗？张家乐鄙视叶修，认为叶修也是大大的失算。呵呵。 叶修笑：“你喝什么喝？”张佳乐恼火，浅花迷人，一堆炮火轰向君莫笑。君莫笑连忙闪躲。说起来，这一点也让叶修很有点郁闷。他是希望像唐柔啊、包子啊等人多和这些职业级的交手，增加经验。但偏偏这些职业级的都更喜欢来找他君莫笑的麻烦。说实话。 叶修的君莫笑在这场混战中酱油的成分相当足，指挥居多，上前充当主要战力，那也都是有时被迫不得已的。喂，一起弄死这家伙！黄少天剑客的文字炮，N 个坐标区外都看得见。正和工会准备一起离开的孙翔一看到这儿，顿时跃跃欲试，提了战矛就要过来。哎，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？ 肖时钦的机械师连忙横过来阻却。叶修这时一看，BOSS 战算是结束了，各家工会人马都往这边凑，接着再打下去，兰溪阁、霸气雄图还有百花谷工会的玩家可就可以全心参与了。如此一来，叶修他们如果没有工会人马的助阵，以少打多，练不出什么名堂，就会被灭。也召唤工会来战。 那就发展成大规模的工会战，这种混战能不能达到星星希望的集训效果尚且不说，对工会实力肯定会有损伤，再继续意义不大。 <coughs> BOSS 都没有了，还打什么呀？一看继续意义不大，叶修立刻表态：这种无意义的拼斗，理智的工会会长当然都是很不期望的。 于是，也都纷纷来劝自家的职业大神。大神们劝住，其他玩家当然都好说。星星这边的战斗就这样无疾而终。众人再往 BOSS 战场那边一看，没有其他公会捣乱，以后王杰希坐镇的中草堂击杀 BOSS 那叫一个效率，三下五除二，影子军师沙寒终于上了系统公告。 好了好了，散了散了散。叶修招呼着自家人马。不打了吗？唐柔意犹未尽。对于今时今日的他来说，网游竞技场里的对决，他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太容易、太轻松。要不是已经见识了荣耀的世界是多么广袤，恐怕早就因为觉得太没挑战失去兴趣了。嗯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 大家也都挺累的吧？叶修问着。一场混战也没个什么明确的目标，只是战，到最后战的显然都有点昏沉了。听到叶修这话，所有人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这一场战斗还真是累呀。一直无法放松的紧张情绪，接连不断的高频率操作，这是价真价实的身心疲惫。 就连唐柔刚才还意犹未尽呢，结果现在听叶修这么一提醒，一在意，也立即露出了疲态。这也是叶修最终叫停收兵的原因之一。荣耀职业联赛一周一赛，并不只是单纯的延长赛期，这个看似坐着不动的电子竞技，事实上也有极大的身体消耗，尤其是一些局部。 比如要进行大量操作的双手，一场比赛下来累到失去知觉是常有的事儿。很多选手手部都有隐疾，像孙哲平那样的手伤就不能说是什么意外，是他一直以来的战斗风格给手部造成了过大的压力，积劳成疾，最终爆发。荣耀竞技水平越来越高，选手在这方面的负累也就越来越大。 不过，随之各战队也都高度重视这种问题。通过科学的锻炼和保养，现在职业选手的运动寿命反倒是越来越长。兴欣这边条件本就有限，有时为了一些需求，大家还经常长时间的疲劳游戏。现在再在和职业选手高水平对抗中不知道收敛的话，对于兴欣的诸人来说，显然反倒不会是什么好事。 星心战队现在的状况其实很像是联盟初期的战队，条件差，一切都要选手们亲力亲为，所以选手们都会相当辛苦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，联盟初期的选手能坚持到今天的少之又少。自叶修退役后，韩文清已是唯一一个从联盟第一赛季打起的选手。 比起第二赛季加入、第五赛季便伤退的，和韩文清在风格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孙哲平来说，不得不说天赋异禀这种东西是确实存在的。而相比出生代，像黄金一代就要幸运许多，他们加入时联盟已经走上正轨，半数以上的俱乐部体系都已经相当完善。 在这样良好的竞技环境下，他们这批选手的运动寿命显然将比出生代要出色的多。到现在第九赛季，黄金一代也已经在联赛完完整整地度过了五个赛季。相比起初生代在五个赛季里就开始相继无奈离去，黄金一代现在却个个都在竞技状态的巅峰，经验、技术、意识无不处于最佳状态。 正是出成绩的大好年华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出生带退役较早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选手像魏琛这样，一入联盟时年纪就已经不小，打个三两年自然后继乏力。而这之后，联盟成型，选手加入的年龄也就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像现在十四岁就已经是全明星的卢汉文。 没什么意外的话，保守估计至少可以保留这个名号十年之久，这足以让征战了两三个赛季就无奈退役的一干老将泪流满面。考虑到这些种种，以职业圈为目标的星星战队当然也不能大意。睡之前都做做手操啊！叶修叮嘱着开始下线准备休息的个人。